锵锵三人行，宝仪，你你混到今天也算情感专家了，对吧？别别别，我不敢这么说。好多失恋的女女女士不都找你投诉吗？不，投诉聊天嘛，聊天对对。而且呢，今天因为最近呢。 呃，出现我发现一连串的这个新闻呢，就是跟性有关的新闻，所以咱们要把李小木在这方面的特长来用够啊，他的特长不是 <laughs> 只有这些，人家是日本通，日本通，对，而且是源远流长、丰富无匹的婚姻史，是吧？这家伙不得了啊，小木，小木是不是对女人特别你有一手？我发现没有，我只我只能说，嗯，借用您这个平台，我来把日本的情报告诉你们一点，而已。 <laughs> 日本情。 情色色情的他个报告，知道你个人本身的本事跟能力。我先跟你贩卖一下我们中国的情报，好的好的。 <laughs> 你看哎，最近好几个新闻啊，一个是在他们西西方的呃性报啊，I M 这总裁这老头嘛被控性侵犯，说在酒店里能性侵犯这个打扫卫生的黑人的这么一个女的，当然现在也有人说是陷阱啊，说可陷害老头，这不知道啊，哎。 最近还有一个说私奔的，中国有一个也是金融方面的成功人士，跟情人啊，就是选他在私奔没这么高调的吧？就说我们对你就走吧你。对对对，而且可能还要跟投资者交代啊，而且还在微博上发表这个私奔言论、私奔之歌，嗯，诗吧，总是春心对风雨，最恨人间泪功名，千古只贵一片情。 什么往事如烟，挥手行。 <laughs> 这这哥们挺逗的。对，中国什么情报？价格情报。你看，来自这个网络的啊，二奶（括号二爷）中介，上海各大高校总代理。 价钱都出来了，上海大学啊，什么一万，什么零六级，是不是零六？就是一年是七万到十万的也有。其实没有，我我我我发现，因为这张单子啊，我仔细研究过，因为它 <laughs> 它遮住了嘛。价钱？我觉得中间价钱比较少的，可能是男生的价钱。 男生比较便宜哦， <laughs> 我不知道。当然了，当然精子比卵子便宜。 <laughs> 我不，这个我不知道。但是因为我我也我也看不清楚为什么有，比方说七千到一万啊，可也有可能什么，这是单次的，嗯嗯，啊，这个是包年的。 嗯嗯，对不对？一次多少钱跟一年多少钱是不一样的。但是呢，警察抓了，抓了。这时是一个就是中年人，岁数跟小木差不多的这么一个中年人，陈老师， <laughs> 叫他陈老。呃，陈老师搞的这个东西，但是调查清楚了，他就说啊，他就说我搞这个东西是为了我个人结婚交朋友。据说并没有大学生真的参与交易，但是当然咱也不知道实情了，是，对啊。 小莫对这个情报其实其实，在日本这种叫中介这种介绍，对吧？嗯，学生就是援交，嗯，援交他他在读书的时候，他不是勤工俭学，他勤工俭学，他他得到很多钱要买名包嘛，嗯。然后就会他不会明码标价，但是会有网站啊或者这种俱乐部沙龙专门给你做介绍的，这很。 很多在日本很多，这照咱们说起来就叫败坏社会风气。嗯，日本他们是公开的败坏社会风气。对，你知道像呃像过了十八岁以后就可以。哎，不只是歌舞伎町啊，其实像这个涩谷啊、新宿啊那些性商品店啊。 开一家比一家大，对，然后呢，就非常公开的在在在做这些事情，然后路上那些广告啊、小广告啊，色情杂志，对，多的不得了。其实是是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民族吗？还是是一个比较压抑的民族？不是，他不是我，既不是开放，也不是，我觉得全世界的男都一样。你这你这本书说什么？日本有病啊？对，你看他说日本有什么病啊？叫伪装大国，出卖自尊，过分虚伪，欺凌文化。对，哎，先说说性文化。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无烟产业啊。 啊，日本还是挺规范的，特别在购物基金，对吧？它才零点五平方公里的一个地方，有五千家这样的各种各样的商店，啊，各种各样的吃的、喝的、玩的、赌的都有。然后呢，它只是能规定在这个里面，比方说离学校有多少公里远或者几公里远，然后呢，纳税、定期检查，而且它发执照，嗯，但真正有执照并不多。 那如果说没有这种执照，他就变相的在做一些性服务，比方说摸摸手啊，摸摸哪个部位啊，不是真做什么事儿，嗯，所是他，而且有些喝酒的高级陪酒的，根本就只是坐在这，里，你手都碰不到，就只能聊天，那只能聊天，所以他喝的文化里面有有一种是跟性有关系，有一种是没有关系。啊，我我看过一个一个报道，他是说其实像有一些日本的酒店，因为他们没有做性交易，但这些酒店的。 小姐，嗯，其实他们的素质要求是非常高的，因为他们来的通常都是名人，比如像文涛这样子的人，哎，他侃侃而谈，侃侃而谈，你要聊政治啊，聊体育啊，聊文艺啊，对，所以他们其实是比一般人的学识还要更高一点。那就为什么说日本呃尚存古风啊？嗯，古风啊，那就是这个杜牧他们讲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啊。 那个宋徽宗还爬地道跟李师师约会呢，那大家这青楼女子，那个时候啊，青楼女子啊，呃，是女性。 当中，那就是当时社会的文工团，嗯，你知道吗？是女性当中唯一受过点文艺教育。嗯，一般一般，你要是做老婆的那种，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嗯，在古代呢，所谓这些文人雅士，他们上哪玩呢？嗯，对吧？对，哎，开心，上哪开心呢？他有这么一些李师师啊，什么一些这个这个，还有柳如是啊，那那比一般的家庭妇女文化水平，那是女性知识分子。没错，吟诗作赋啊，没错，甚至还参与革命啊，没错，就很多当时的这种乱。 换党啊，就在这个里边去聚聚会啊，这是这个。那你像日本的高级料亭，他那些服务生都是非常有修养的，啊，包括日本的银座，包括新宿一些高级的陪酒俱乐部里面的小姐，一流的、一流的小姐是要订杂志、订大报，就是来的这些男人，他们聊的话题，他要能够搭得上，要能讲得出，而且你讲的不准确，我还可以帮你纠正。 啊，所以他来的不单纯是喝酒开心，还搂搂抱抱，还可以得到一些加号，这是他们的，加号，就是呃呃，就是给他的这些信息量啊，信息量，对信息量叫加号，不是不不不是不是减号，那不是单纯卖一个笑，卖一个酒水，其实其实真正性感的女人，在我看来，就是她不仅要漂亮，身材要好，呃，就是可能每个人要求不一样。 最重要是，他脑区里面要性感。这个脑区性感，你就要读书啊，你要看东西，只看看电视跟人家都一样的，你就没有。你就不是脑区注意的呢，脑区里要性感，要性感才能加号。对，我是加外的。对，我真是你表一啊！我没有，我我 <laughs> 我我懂的事情不够多。对，但其实那日本这方面是其来有字吗？还是说为什么为什么日本像这些明码标价的东西特别多呢？呃，比方说介绍是吧？介绍介绍，但它是。 见到人，因为是法律不允许的。嗯。法律不允许，不能这公开。实际上，很多网上有可以援交，对吧？嗯，然后可以见面，举行 party。嗯。实际上，后来是，但你们见了人以后再讲，因为你公在网上，那不是马上就被抓了吗？事还没做成就被抓了。所以日本艺人在综艺节目节目里面说那些联谊，其实是性交易吗？那当然是， <gasps> 那当然是，当然可以。我吓到了。日本警方不打击吗？呃，你。 他合法的呀，我们跟我们同恋，我们哎，我我们自由恋爱可以吧？呃，我有我有了妻子，我去找别的女人，不是这不是违法呀？啊，哦，在日本这样不算违法，不不是台湾这算妨害家庭。呃，对，台湾有台湾有这有这个罪，就正原配是可以告那个女生说你妨害家庭的。那在在日本没有这个，就是离婚的时候律师来判，是因为有第三者那。 对女人就是完全保护，小孩也给，是吧？然后你做的财产都应该多分给女人。嗯，所以在日本，我每次离婚我都是小孩都带走的，嗯，我想要也留不住，都被太太带走。因为因为日本的法律就是偏重于女性的，嗯，不管你有没有生活能力，反正你就作为男的，你离了婚你就完全要。 你要达到这种。我一直以为日本是一个非常大男人的社会。没有没有没有，不是。因为我看到的那些，这就那些什么书啊，或者是电影啊什么的，你都觉得日本男生动辄对女生动手动脚，操，我在外面压力很大什么的那种。但你看日本人是一种什么呢？就表面上看不出来，嗯，内心呐很丰富，也不是是丰。你看村上春树写的那个小说，嗯，是吧？他这么一个作家，嗯，每个星期，嗯，有一个家庭主妇，别人的太太，嗯，到这里，嗯，跟他来一个。 个这个性爱美好的下午，说的是一 Q 八四吧？对对对，性爱美好的下午，这也是日本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了。然后这个太太玩完之后，回了家，继续去做她的好太太。要说要说清楚，文涛刚刚说的是小说里面的那个，不是村上春树真的做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到到歌舞伎町来喝酒的很多的日本的作家，嗯，都是在那里喝酒。 以后把他写出来的东西很多，但他自己也玩。所以所以我要做作家，我也必须在那里面生活。是啊，这样的很多灵感在里面。至很多日本的女孩子，她这个观念很有意思。咱们老觉得日本人很保守，实际上我觉得他们是闷骚，你知道吗？她他不吭声啊！你看，很多日本女孩子周末到酒吧，她去钓男人。 就钓的钓两个男人，甚至两看着两个中年男人，今天玩个秃顶的也挺好玩儿，回去就 <laughs> 玩完了就就算了。他寻自己的开心，开心，他不是把自己真正当一个商品。对，所以说我跟日本结婚的时候，我们一起去情人酒店，后吃饭他也给你 AA 制，那然后去情人酒店他还给你 AA 制。 哎呀，是高风亮节呀，这个不是不是， <laughs> 你是羡慕人家。没有没有，这个就就国情不同，这还是资本主义的腐朽黑暗角落。你每次都讲这一句，不是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真的觉得这个问题已经很清楚了，你知道吗？这个就说这个人类啊，就是跟这个设性的这方面啊。 任何国家都没有一个完善的解决的方法，甚至甭说国家了，没国家的时候，人类这事儿就是一锅粥。那么你看哈，他总是有一个，我觉得不要活在梦里。这个我们也不是说反对这个传统价值观，对吧？要是说真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能够美好。 当然都祝福人家，对。可是啊，不是每个人运气都这么好的， <laughs> 对。 <laughs> 甚至大部分人没这么好的运气，对。甚至就说这个人性啊，我觉得必须呃正面的对待他，你你面对他，就是你比方说啊，人要不要还保留春情？嗯呃，因为你比如说，据我所知，呃，很多这个夫妻结婚几年之后，实际上你知道吗？又打光棍了。嗯，俩人呢，在咱就算模范夫妻，嗯，实际上呢。 这要是揭开盖子看，他进入了一种无性状态。嗯，往往很多情况下是从有孩子开始。嗯，哎，所以有些女的还在投诉弄不明白，这有什么弄不明白？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从我生了孩子之后，我老公就不跟我同床了。嗯，要开头说是因为孩子睡旁边，到后来孩子大了，他就一去。但是呢，他我有有的情况，男人还挺老实的。嗯，他说我调查他。嗯，他在干什么？嗯。 他偷偷的会看那个黄色视频、色情片，看黄色画报。他倒也没有发现有证据，真的去敢去搞外婚外的。但是你看，就进入这种状态。而且有的女的，你知道吗？她甚至就会女的就会跟你说，说这种事儿吧。嗨，这个女的吧，养孩子或者工作繁忙，慢慢的也就不想了。一般到四十岁以后啊，没有就没有。到最后，甚至这种欲望啊。 萎缩了，嗯，他就真的没有，似乎没有这种需求了，嗯。可是另一方面，嗯，要不要把这个人的人性啊，嗯，当人看，嗯。如果你尊重这个东西，嗯，那么就会出现小木刚才说的那一大堆的具体情况，嗯。好，婚外可不可以有情人？嗯，哎呃，可不可以呃，当夫妻性生活彻底玩完的时候，可不可以分头去找满足？嗯，对。那么这个里边传统的这种嫉妒占有，嗯。 又怎么处理？对对，这个这个这个很难办，这个太难办了。其实就好像刚刚我们提到的 IMF 总裁被控性侵犯的状况是一样的，因为呃，为什么会有阴谋论的这个说法啊？就是不同的国家对看待这件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含义。比方美国可能呃在这方面。 其实我们以为美国很开放，但美国其实方面很保守又严谨，对，就觉得有问题，所以那时候克林顿被搞得很惨，对。但是在法国或者是说在意大利这些国家，大家觉得男生喜欢女生是很正常的事。这个女生这么漂亮，这个男生这么帅，他们怎么会没有情愫呢？不管这个情愫是一下的一天，或者是一年，或者是一辈子，但他有了你不能否定他。那外在我觉得欧洲人是比较尊重这样的事情的，可是在美国呢就会觉得。 你有问题，嗯，没错，所以你就不同的不同的文化就会造成了不同的解读，也会造成不同人的压抑感。我觉得像你像你刚刚问的那些问题，可能在欧洲就觉得，嗯，没问题啊，你你怎么了？你很辛苦吗？嗯，不，不会，我们在这儿，我们在这儿都很开放，大家都觉得是很自然的事啊，这这很自然的事情，很多，嗯，根本就不觉得，呃，哎呀，怎么会这么觉得很惊奇？我觉得日本人很压抑。其实啊，我跟你讲啊。 他是需要感情的节制的，你要感情的节，其实我老觉得中国人不善节制的。对，你说什么叫感情的节制？比如说真像他说的那样，好比说两个人，他有个情人，呃，然后这个情人呃长大了，他还是送他一笔钱，让他去找他的真爱，找他的归宿。对，爱上了怎么办？嗯，不能撒手怎么办？那不能撒手，你前面你必须离婚，嗯，你不能包二爷二奶的形式去做呀。 就是像我这样的积累、理解、累积才会这样做。我觉得是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不，我觉得应该还是负责吧。嗯，就是对每个人都要负责，对自己其实也是一种负责。不是，我必须要说，这真的是每个人个性不一样。你也要看原配的选择。嗯。 因为有的原配呢，就是没关系，我什么都不要，我就守着你，跟你的小孩然后我就可以过着什么都不要的生活，没关系，你在外面怎么样，我都不管。有的人是只要这样就好。对，日本基本上是这样，就是随你男的到外面去怎么，只要你把，因为日本的公司的钱是给太太的账号的，不是你自己没有账号的。嗯。那工资，反正你把家里安顿好，你你该什么时候回来，你自己觉得你就什么时候回来就可以了。他搞不好在外面，他做自己的生活。而且你知道还有一种情况，夫妻啊，你看。 这个跟西方又不一样，西方是说要不爱了就离了呗，对吧？为了爱情而去结婚，但是在东方呢，我们把家庭看的呀，也不见得非跟爱情有什么关系，因为亲人啊，东方人觉得已经是亲人，特别是在很多情况下，真的是工作、事业、生活共同都连在一起，这个公司两个人共同创办的，有的时候你要打散了呀，事业都垮了，那么。 如何协调这个里边的？没错，因为这个男女之间不仅是一对夫妻，从恋爱开始，恋爱了以后才有情，所以叫爱情嘛，啊啊，什么别的爱啊，都在里面。但可能爱没有了，但一定会有情。有了情以后，怎么样维持这个家庭？你就必须要这不仅是生活上的一对，然后你工作上也是一对的话，你就所以刚才讲的那个新闻，对吧？说私奔了，我看他是公奔。 这可能肯定是为了他的那个他的那个公司的炒作啊啊 <laughs> 搞搞他影响肯定是这样的嗯要不然他干嘛在这嗯嗯发一个公开的帖我走了对吧干嘛写那么优美的诗这引起人家的关注他以后的投资会可能会更多。 哎，我这样我我我是真的没想这个事情，我根本就不是思维方式不一样啊。他看的事情太多，向全世界人民宣告，哥们儿笨了， <laughs> 那就是公奔嘛。 <laughs> 嗯，那你干嘛宣告干什么呢？对吧？呃，你像我这样，跟日本也不跟谁打招呼就跑到日本去了，啊，那你就可以的呀。对你爱干嘛干嘛，你爱婚离婚，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其实也没关系的。哎，阿宝，我问你啊，假如说。 有一个男人，他是那么样的优秀，那么样的好，以至于呢，你不得不要跟另一个女人分享，你接受吗？我不得不跟另外一个女人分享，不是就是他他有老婆了，或或者说都没结婚，但是呢，他就有两个女人，你是其中一个，但是呢，这个人呢，好，你比如有的女的就说啊， 我宁愿要一个最好的一半嗯，我也不要一个孬踹。嗯，就是就是，他就觉得这个男人他太爱了，太好了。我宁愿跟别人分享，我也不要那呃那个那个其他的。嗯，其实有时候选择不见得在女人。嗯，你知道吗？你有你你你一个巴掌拍不响。有时候是男人的选择。嗯，男人就觉得我我为了要证明我有我有多爱你，所以我必须要处理一些什么事情。嗯啊，那有的男人就觉得说。 呃，其实我不用证明，但我两个都爱，那你们就乖乖的，那是他，那是他的能力，他搞定这件事情。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你问，我觉得你问我一个人是不准的，嗯，一定是他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对我没办法回答你，你也要看看他有没有本事搞定你。不， <laughs> 我为什么我为什么嘛？我到底贪，我不要说贪图，我喜欢你什么嘛？对我要的是爱呢，还是我要的是其他的东西呢？如果我要的是爱，我就要想。 爱是不是可以分享？我就要重新想这个问题了。爱是绝对的占有，还是我希望他开心？没错。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最开心？嗯，这才是爱的真谛嘛。要不然，要不然我只是把他框在我身边，但他不高兴。如果他也爱别人，那那我就会觉得，哦，那我们就来看看是什么状况吧。但如果因为这个状况我不开心了，那我就选择走啊。 这不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不过文涛，你要问我这个问题的话，如果我是个女性，但我肯定是男性嘛，就是说我我不可能在同时间就是会去喜欢上两个人。 嗯嗯，或者这这个平衡，那根本都不叫爱，那就是玩。哎是是是。如果真爱只能有一个人，是是，只能只能是一个人，就哪怕是只有一段时间内，对单位时间内啊，对，是往往要你要够说你爱他，对，往往是对一个的，对另一个也是感情，对。但不一定是那种劲头。没错，哎呦，在一段时间三年，比方说呃四年是吧，再更长一点，但一般没有那么长的爱，爱的死去活来不可能，他一定是有别的事情，有亲情啊，还有儿。子。 子啊，还有小孩呀，然后将来还有事业捆在一起，这样的家庭才会长久。哦，这就是小莫今天的状况。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但是你看啊，东方跟西方又有个不一样。当然，我也不了解西方。西方说的这些事儿啊，还是好像比较独立。嗯。但是你看东方。 这个背后，你像他讲援交，嗯，或者什么，都有一个经济上的对互通有无的关系，嗯，哎，是你说，很有些情况下，这个老男人也是真的爱这个女孩子，处出感情了，嗯，可是实际上他的经济基础，嗯，他的基础是是经济基础，嗯，没错，对不对？那你这个男的就要很要努力呀，嗯，你要想找到爱，也想找到比自己年轻很多的话，你你没有很多钱拿出来，他拿拿什么去等价交换呢？ 所以好轻松哦，所以他非常要努力，呃，他必须要有这个能力赚到这些钱。 如果在日本，他一定是拼命去做这件事情。在中国是怎么弄到这个钱，我不知道。所以我觉得中国的贪官多，就是因为这些女人身上出的事儿。这讲到这话说的不公平了。为什么？如果他的性生活很公开、很自由的话，他已经发泄完了，他不用去为了一个女人，不仅管一个人，还管他全家啊，哥哥姐姐全这，所以他要贪污很多钱去弥这个洞。 没有，我觉得是他自己贪心，对，你你如果你如果你本身对于你你喜你有的东西是感到满足的话，你就不会奢求想要那些你根本达不到，甚至需要犯法犯法杀你还要拿到的事情，别赖在女人身上，这是我最不愿意听到的事情。这个事是他本人没有金刚钻，甭揽那瓷器活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laughs> 对，小莫，你看都成金刚钻了。 <laughs> 他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明事理的人，对对，其整个事情都是其来有。 而且规矩都在里面，只是你看不看得到它而已。但是我就觉得啊，总是你看啊，要不说很多语言呢都是反着的，你发现没有？一般人老是讲这个下嫁，对不对？呃，感觉这是。 女的干嘛？其实你看那个威廉王子，那个那个结婚呢，这是下那都是攀高枝儿啊，对，一般都是女的攀高枝儿。这个里边啊是有爱情啊，可是你从经济学上来分析，作为一个大多数的情况，往往是互通有无。没错，男的通常钱就是比女的多，嗯，尤其在东方民族，我发现这你不能不能否认不承认爱情是真的啊，但是这个也是客观存在的。其实有些时候我就觉得你也不要想成是买卖，真的就是说。 这男的钱比女的多得多，难道他忍心让这个女的挨饿受冻？挨饿受冻吗？你说这个，难道这女的就真要叫板，就不不接受？ <laughs> 我就要半你，我就跟你好，这这个也不自然，是也没错。其实我觉得就是。 各取所需。对。哈哈哈哈各取。不不，这是这你套。接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其实套的，一个就是我不一个。对，大家对。没有资源重新更新。